喂，你在哪呢？杨妹子，我现在过来。你别过来，来了我也不见。冷静点，叶璇，我们都需要给彼此一点空间，好好想想。凭一时冲动仓促行事，将来就没有转换的余地了。 <sighs> 你需要多少天？是吗？你需要多少天才能答应我？ 我等你一个星期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三季第二季。 进来，江哥，你吃点东西吧。脸色这么不好，你是不是一晚上都没睡啊？ <sighs> 我只是心情不好，因为那个姓严的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江哥，你在我眼里当然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了。 听姓严的跟个煞神似的，凶巴巴的，还一肚子坏水，怎么能跟你比？ <sighs> 真的，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情景吗？当时我被冤枉拿酒瓶砸了姓赵的，在分局足足关了八天，所有人都叫我坦白从宽，别跟有钱人斗，却突然听说有个大队长出差回来，直接去了案发现场，我，我当时都不敢相信。 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领导为了我专门跑现场呢？那时候我一年能跑两百来个现场，你这算得了什么？ <laughs> 对你来说可能微不足道，但我却永远也忘不了。那时你提着装了酒瓶碎片的物证袋，对姓赵的说：“这世上的事情，只要发生过，就必然会留下痕迹和线索。你们花再多钱，也不可能把谎言变成证据。” 因为我才是证据。 <laughs> 也许，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喜欢你的吧。那你知道我第一次遇见严邪是什么情景吗？啊？五年前，贡州建宁河办缉毒大案。 由我担任指挥。正式行动那天，我坐在指挥车里。各小组汇报就位情况。一组准备完毕，二组准备完毕。报告，三组发现紧急情况，一名毒贩得到风声，全身绑着自制手榴弹，前往交易地通风报信去了。江队，怎么办？要是让那帮孙子发现了，咱们可就白忙活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只能冒着失败的风险提前开火了。 各小组注意！一号狙击点发现情况，有人跟在报信的毒贩后面。怎么回事？是什么人？江队，是我们三组的刑警，他擅自冲出埋伏点，现在已经失去联络了。什么？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派人阻止的话，警方就必然暴露了。可是如果按兵不动…… 他单枪匹马一个人，为了防止暴露还不能开枪，怎么可能干得过携带自杀性武器的防民图？江队，是否前往支援？行动还按原计划进行吗？再等等。一号狙击点，随时汇报情况。是。先给他一分钟，一分钟立功，或是牺牲的机会。 三组，马上派人接应，各单位准备，按计划行动。明白，二组明白，一组明白。别动！走，我们也下去看看。 说你逞什么英雄，拿个路边捡的空酒瓶就敢跟人单挑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？ <laughs>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老魏，那毒贩被他打的后枕骨凹陷，当场死亡，也算是立功了。哼，臭小子，下次再这么莽撞，我先替你爸妈抽死你算了。看什么？指挥车有什么好看的？ 赶紧让医生好好检查一下。哎，那人是谁啊？他，建宁那边过来配合行动的，叫呃，哦，叫严邪。因为毒贩没能成功通风报信，那次围剿大获全胜。行动结束以后，我看到，有两名警察扶着一个踉踉跄跄的年轻刑警从现场走出来。 他满身沾着泥土和血，桀骜不驯的煞气从全身上下每根毛孔中冒出来，锐利张狂的无法直视。经过指挥车的时候，他还特意往里张望了两眼。我不知道严些那天往指挥车里看什么，是年轻人鲁莽高调的炫耀，还是满心热切的期待上级的口头表扬。 可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，却是那么清晰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包括从他额角上流下来的鲜血，那挑衅时的表情，你不是好好的吗？甚至跃跃欲试的，充满了攻击性的眼神。也许你当年第一次见我是什么感觉，我第一次见到严邪就是什么感觉吧。 江哥，所以你问我心情不好是不是因为言希？不，是因为我自己。 被姓杨花的女人看。哎，我说你快下来吧，小兄弟。你看我一副处级支队领导，天天跟毒贩、走私、连环凶杀打交道，今儿都蹲这跟你废话整整俩小时了，不就是被女人甩了吗？哪个男人没被甩过呀？就你寻死觅活的，丢不丢人呢？我靠，夕颜，那我求求你，不会说话你就别说了，行不行？说怕他，只有我这样的穷屌丝才会被甩。 你看看那些有钱人，个个看好这路美女，别提多滋润了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小兄弟，你知道我一搞刑侦的，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？因为我姓严，就是建宁怡泽投资集团那个严。你脚下这个楼盘还是我家开发的，只要你这边一跳，那边整栋楼的凶宅都卖不出去了。你知道我的损失是多少钱吗？你以为我这么有钱就不会被甩吗？ 天真，你被甩了还能蹲屋顶上鬼哭狼嚎一顿，我呢，被人骗财又骗色，弄得人财两空。我有像你一样哭着喊着要跳楼吗？你，你骗人！我骗你干嘛？你自己过来看。哎，这两天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了？钱这个东西咱就不提了，喝了我整整六位数的茶，就当浇花了呗。问题是他还白睡了我这么长时间，一提结婚溜得比兔子还快。 说什么单身主义者，在床上的时候怎么就不提了？感情他那个单身主义啊，全看我晚上表现好不好呗。大哥，那个女人骗你，你就把她甩了，再找一个。哎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呐。哎，虽然她拒绝了我的求婚，还转头就跟异性跑去自驾游了，但是只要她愿意回来。 我还等他，大哥。唉，实不相瞒，他走这三天来，我就没睡过觉，一闭眼脑子里全是他。就这样还得上班，跑现场，审问犯人，整理卷宗，没事还得来劝你这么个瓜娃子。你以为我就不想跳楼吗？啊！大哥，你别说了。唉，算了，老婆都跟人跑了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干脆咱俩做个伴，来吧。啊。 哎 <laughs> 哎，你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等等！来来来，我先跳，你跟着啊！大哥，大哥不要激动！大哥，大哥你干什么？跳！哎呦！呦！快点，先先把他拉回来了。上！快点！我跳，不跳了，太不险了！别松手！报告报告，抢龙群众已被成功解救。 陆顾问不愿意跟你发展长期性关系。马翔，你能把断句断在性之后，而不是之前吗？难怪特警队都在传，严副支队惨遭骗财又骗色。不是，这陆顾问怎么能睡得不认账呢？ <laughs>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他前天晚上就跟杨妹跑了。我发短信问他去哪儿，他说去扫墓。再问别的就死活不回我了。 的人二十四小时盯着那个不夜宫呢，直到昨天早上，两人才会见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哟，严哥，您这腰，昨晚上搞太过火了吧？怪不得陆顾问要离家出走，这肯定是被你逼得没办法了。你懂个屁！你陆顾问爱我精壮的肉体，爱的要死。 这是刚才自杀那傻逼摔到地上给我撞的，行吧，您大您说了算，我就查昨天那案资料了。去去去，哎，哎，哟，老严，你这腰是怎么了？看你是疼的一路龇牙咧嘴的。怎么，被人骗财骗色，还骗虚了肾呢？哎，去去去去，滚蛋！老子肾不肾虚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 你这满身什么味儿啊？什么什么味儿啊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我操！你你喝酒了？哦，没有。这几天下雨，我有点风湿。刚才方队帮我擦了点药酒，别说还挺管用的。要不你也来擦擦？算了吧，我们支队办公室也有药酒，自己会擦。嘿，你这把老骨头就别妄想我年轻英俊的肉体了啊！走了。 恶心！哎哎哎！严哥，你忍着点儿，这药酒不揉开了，好的慢。你刚又喝了半杯，正好内服外敷，明儿就不疼了。 啊，没事儿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忙去吧。哎，那把药就换回去了啊。跳楼那傻逼力气真大。哎呀，如果江婷在就好了，还能帮我用热毛巾再敷一敷。江婷的都三天了，为什么不回短信？他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 暂停电话， <laughs> 凭什么我问你的时候你就不回我？你打电话，我就必须第一时间立刻接听。喂，我在市局附近，出来吃饭吗？啊？什么？有件要紧事找你商量，跟你说的结婚没关系，那也很要紧。 <sighs> 给你发信息为什么不回我？啊？问你话呢？ 跟杨妹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扶我？跟谁说话呢？谁不理你了？我领导来了，不说了。吃什么饭？不吃。你跟那姓杨的事先掰扯清楚吧。脚踏两条船是什么鬼？你当我的绿帽子就这么好戴吗？我还有工作，回头再联系吧。啊！哟，这是吵架啦？哼，魏副局，您找我有事？儿？ 呃，老吕找你呢，有个要紧事儿，是关于江阳县，赶紧跟我走一趟。啊，又是一件要紧事。小马哥，严哥在办公室吗？不在，刚才吕局长聊好一会儿你有事儿？嗯，这几份文件。啊，严哥！哎，严哥，严哥，你去哪儿啊？ 要不要我一起？啊？不用了。经过鉴定，这颗九毫米鲁格弹确定为九二式军警枪所发射，但本省系统内却找不到匹配的膛线记录，说明这把枪要么是公安系统查不到的军枪，要么…… 是外省公安丢失的警枪，我已经托人帮忙查军械数据库了，同时准备给公安部打报告，在全国失枪数据库里统一筛查。我们锁定了一名案发时出入过现场的可疑男子，我，他已经死了。国道七三四，交通肇事逃逸，死亡日期应该是在你中弹后的第十一二天左右，一直被交警中队当成无名尸体，冻在当地殡仪馆里。 直到今天中午，我们才得到尸源消息，错过了最佳侦查时间。喂，跟你说了，跨区调查要省厅批手续，不要擅自行动。怎么小马说你已经开车跑了？老吕派了侦查员和法医协助你，你先停车去吃个饭，跟他们一起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吃什么饭呢？我现在正往江安县去，五分钟后上高速，让法医他们跟着。 建陵县殡仪馆会合吧。谁跟你殡仪馆会合？不会说话不要说话。当刑警最重要的就是讨口彩，你还整天乱讲话。知道了，我先开车，挂了啊。嗯，江婷，喂，你在哪里？哟，短短三小时里竟然能接到江支队长两个电话，我这中头彩了吗？ 在哪里？为什么不回家？你管我在哪儿？没结婚就不要管男人下班后去干嘛。怎么了？今儿知道回家了？没去找你那姓杨的？你在开车？要去哪里？跟马强私奔？也行。不跟你开玩笑了。老魏叫我去看看现场，应该是特大入室盗窃，今晚估计得熬通宵了。你先回家吧。要是让我发现…… 你又偷偷跑出去跟杨美私会的话，你就给我小心！喂，小心什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一直开车跟着我。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去江阳县？我江阳县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上次犯我那帮人袭警的案子出了新线索？叶西，如果你周围发生了什么，你必须告诉我。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你是什么都告诉我吗？ 你对我隐瞒了多少？凭什么我就得事无巨细都告诉你？你是我什么人呢？突然，头有点晕。我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一些事情。叶希，你的安全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这是怎么了？我讲的现在案子出了陷阱，手脚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今天发生的事，外，你必须必须跳。对，刹车，刹车，快刹车！ 江天，你快离我远一点！你快离我远一点！林杰，他的车怎么突然失控了？这样下去要冲下山崖了！这么危险的山路，我…… 不会再装哑。只要踩下去，刹车，就不会有事，就安全了。江江婷，江婷。 云溪，云溪，我没有事的。他的心率严重失常，不对，不对，这样下去会引发室颤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 严哥，我跟狗哥下高速了，你到哪了？找个地方吃晚饭，顺便。是我，我正佳，眼 <coughs> 线出事了，车撞在盘山公路的中段。什么？立刻，立刻联系最近的医院和救护车。我们被困在雨里了。严些，可能被投了毒。 你身上的玻璃渣都清理好了，但伤口太多，这几天不能沾水，要按时吃消炎药。好，谢谢你，唐医生。不客气，我去看看你的 CT 结果出来没。陆顾问，联系怎么样？没有生命危险了，幸亏送的及时。是中毒。 检测结果一会儿就出来，我已经上报局里了。血样和伪容物全部存档待检。说起来，这次多亏了您，要不是您拼了命的把他的车往山壁那边蹭，他一定会冲出护栏翻下山崖的。这种雨天根本神不知鬼不觉，我们就算开车路过了也未必能发现。啊，对了，你们为什么要连夜赶去江阳？您不知道。 当初咱们提审李雨欣时，在江阳县路上遭袭，事后从现场提取出了一颗九二式手枪发射的九毫米鲁格弹。什么？暂时推断很可能是外省的警枪，枪手跟范武不是同一拨人，我们就是为了调查这事儿的。那天在现场的还有一个枪手。嗯，那颗子弹打中的是不是严贤？您这都能知道？ 所谓连环绑架的新线索，从市局回来后，严谢一反常态的偏执，加上怒火粗暴的求婚，还有生日宴那天诡异的晚归，原来都是因为严谢早成了他们的目标。陆顾问，你没事吧？陆顾问，啊，我没。医 <coughs> 生，我们陆顾问吐血了。 别紧张，先打镇定剂。护士，是。陆先生，你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啊，还好，刚才就是呛了一下。啊，我刚看了你的 CT 结果，基本没有内伤迹象。不过你现在这个情况，还是先留院观察吧。 那我先去安排病房。好，谢谢啊，医生。 <laughs> 应该的。那我再去看下检测报告，有什么结果马上过来跟你们说。陆顾问，我还是先扶您去休息吧。等明早严哥醒了，您再去看他。呃，不，我看你俩这情况，估计是他先恢复，然后马不停蹄的过来探望您。马翔，有件事。 我需要你帮忙，您说，我不太方便直接跟你们市局的人对话。一会儿他们来了，最好别透露我的存在。刚才在盘山公路上的时候，我已经通知了杨梅，现在她正赶过来。如果有任何人问起，你都说。 开车的人是他。您是说，你们建宁市局有内鬼？你们队长的毒物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是迷走神经强烈兴奋导致的心律失常，所幸摄入量很少，才能迅速脱险。通俗的说，就是摄入了剧毒的乌头碱。乌头碱从哪儿能？是药酒。 啊，生乌头泡酒只能外服，一旦进口就比氰化钾还毒。叶 <coughs> 邪是不是喝过那个？用的生乌还是植物？我先打个电话。喂，高哥，立刻让人把咱们支队里那半瓶药酒锁起来，让继任黄主任现在就去验指纹，快！ 药酒呢？高哥，咱们支队这瓶药酒呢？查监控，敢从刑侦支队眼皮子底下偷物证，现在就给我接通信息安全处，通知旅局跟卫局。药药酒，刚刚隔壁秦哥过来借走了，我我这就去要回来。谁借走了？秦哥，隔壁禁毒支队的秦哥秦川啊，到底怎么了这是？秦川。 秦副队，麻烦您再回忆一下，昨天下午五点直到晚上离开市局，这段时间内您说过什么话，见过什么人，发生了哪些细节？我前天晚上值班没睡好，昨天下午趴在桌上睡了一觉，快五点的时候醒了，因为最近连续阴雨，早年留下的风湿犯了，感觉很不舒服。正好方队的办公室里，拿了药酒说要帮我按一按。 药酒对风湿管用，管用。跌打损伤活络经脉，还是以前严邪推荐给我的。方队帮我推拿了一阵，我感觉好点了。想到晚上还要加班，就去茶水间泡咖啡，正巧遇见严邪从外面回来。你们说了什么？到底严邪出了什么事儿？我真的没。金副队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看他腰疼。 问他要不要擦点药酒，他拒绝了。我就回来办公室。嗯，下班前你为什么要去刑侦支队借那瓶药酒？因为禁毒支队的药酒用完了，不借我难道临时去药店买啊？借了药酒后你做了什么？我的手肘和肩膀关节还是难受，但方队已经不在办公室，我以为他回家了，就自己涂点药酒按了一会儿。按完看瓶子里药酒还剩最后一点，就想把它喝了。 你想喝？对呀，有些药酒是不能内服的，这是公安人员的常识嘛。您为什么毫不犹豫的就敢喝进嘴啊？因为严邪经常喝，我们都知道。不过我刚倒好酒，方队就进了办公室，立刻阻止了。我。啊？方支队阻止了？对，他当时很激动，上来就把杯子从我手里夺了过去。 <coughs> 药酒也能随便乱喝？ 可这是你知道乱喝药酒有什么后果吗？啊，万一变质有毒怎么办？不至于吧？这是我从严邪的。你少跟那个姓严的混，他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害你？啊，给刑侦支队送回去。方队，这都用完了，难道还人家一瓶药渣呀？不还是吧？ 行，让我来处理掉，然后我就下班了。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那个空瓶的。所以，难道药酒真有什么问题吗？老严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老魏啊，叫方振宏过来接受问话。是。余队。 绿局，对值班同事的问询结束了。有人看见方正红离开市局时，把一个形似酒瓶的空玻璃瓶扔进了楼下垃圾桶。扔了。老方，你看着我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呢？ 那个姓齐的支队长先留下，有用。大哥，留下他。支队长这个级别，能派上的用处有多大？咱们不是已经证明过了吗？黄昏冷，细雨声，本一场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，错一步。 我一生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火暗你眼中交替纵横，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尘世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。 昼夜不分，晨昏，未被善恶难懂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盖夜阵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。并肩的人，踏进漫天血海中，为破灭而出。 见的人无上光荣，再转身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，黑与白在心中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。 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晨昏，未免伤河感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干烈阵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，换来一次绝口。 痛，前路如虹，纵然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下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，撕裂的魂，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光穿透了云层。晨阳出。